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二十一集。外面来了两个人，现在已经靠近。哗啦啦的雨声中，隐约传来什么重物落地的声音。洛涵知道，那两人进来了。随着风吹来。 空气中飘起一股异香，洛寒一闻这个气味就知道有问题，都不用林清霄说，他自己就迅速从储物戒指中找出遮挡毒物的面具，捂在自己脸上。外面的人等了一会儿，大约忖夺迷雾起效了，才翻窗而入。两个蒙面人进来后，发现屋子里空空荡荡的，并没有看到人，唯有最里面的床铺上放着帷幔。 昏昏沉沉，看不清里面的情形。两人对视一眼，手中握着刀，慢慢靠近床铺，越来越近。其中一个人猛地掀开帷幔，意外的发现床上竟然没有人。他们两人愣怔间，一道寒芒从背后急射而来，穿进其中一个人的后脑。那个人都没来得及发出声音就死了。同伴惊愕的睁大眼睛。 还没找到攻击从哪里传来，一道冰凉的剑光划过他的脖颈，他瞪着眼睛，不甘心的倒地。直到死，他都不知道他的对手是谁，他为什么失败。洛寒和林清霄从藏匿阵法中走出来，洛寒召唤回寒冰针，有种感叹：这套针偷袭真的好用。林清霄没有在乎这些。 他蹲身翻过对方尸体，拉开面罩后，惊讶的挑眉。魔族，洛寒吃了一惊，赶紧围过来。偷袭的人是魔族，他们想做什么？林清霄不语，手上已经飞快的在这两个魔族身上翻查。毫不意外的，这两个人身上并没有能证明身份的证件。可是林清霄却找到两管竹筒和一瓶药剂。他眼睛一缩，立即反应过来。 不好，其他人有危险。这两个魔族穿着夜行衣，身上备有迷雾解药，一看就是训练有素。显然的，他们还有同伙。部落里其他人不同阵法，如果没有及时发现，着了魔族的道，那就糟糕了。洛寒和林青霄来不及处理屋里的这两具尸体，赶快往外走。不论魔族到底想做什么。 他们趁雨夜偷袭，还先用迷雾将人迷晕，再悄声下杀手，怎么看都不怀好意。洛晗和林青霄所在的院子偏僻，极有可能是第一批被造反的。希望魔族的同伴动作慢，此刻还没有酿成悲剧。他们两人赶往最近的一家，进门时正好看到魔族在动手。这是一个五口之家，赵母和子女都被迷晕。 唯独赵父感受到一丝不对劲儿，从睡梦中惊醒，正好撞到魔族下毒手。赵父拼死反抗，但是他吸入了不少迷雾，此刻手脚无力，根本打不过对面两个魔族。赵父心中满是绝望，他死就罢了，他的儿子女儿还小，还没见过外面的世界，怎么可以命丧于此呢？另一个魔族见赵父不足为惧，就抛下他们。 去屋里杀睡着的那几人。赵父眼睁睁看着魔族提着刀朝自己的女儿走去，他目眦尽裂，偏偏身体中了迷雾，喊又喊不出来，仿佛是慢动作一般。女儿安然的闭着眼睛，仿佛正在做着好梦，浑然不知，在他的床榻边，一个魔族举起尖刀，猛地朝下劈来，刀尖带着凌厉的细风。 在接近赵家女儿时戛然而止，似乎被什么东西拦住。随即屋外传来两道剑光，直奔两个魔族而去。魔族大惊，连忙收刀去对付不速之客。赵父脱离摔倒，洛寒飞快的跑到赵父身边，扶着他的胳膊问：“赵叔，你怎么样了？”赵父勉强摇头：“我没事，你快去帮他。” 洛寒见赵父气息稳定，没有大碍，就赶紧去帮林青霄。林青霄现在伤势已好，对付两个魔族根本不是问题。他很快就解决了这些人，用剑尖一挑，在这两人身上找到了相同制式的竹筒管。洛寒看到这些东西，皱眉道：“和刚才那两人一样，他们这次行动果然是有组织的。他们到底想做什么？” 现在得到的信息太少，林青霄也很难说这些魔族到底想做什么。他不置可否说：“原因再且放一放，先叫人邀请。洛寒英好，赵家等人中了魔族的迷雾，赵父浑身无力，其余四人更是沉睡不醒。解药倒是有现成的，洛寒拿出从魔族身上搜出来的药剂，他看着手里的药瓶不太敢递给赵父。洛寒拿着药瓶问林青霄。 你看这个解药是真的吗？林青霄也不敢贸然决断，他想了想，对赵父说：“赵前辈，这些药是我们从刺客身上搜出来的，我们不敢保证此药是真，得等首领看过之后才能给你们解毒。现在，只能委屈前辈再等一等了。”赵父点头：“唉，没问题，还是你们想的周到。我这里没事了，你们快去救其他人。” 好，林青霄应下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他还是放了一瓶药到赵父手边。万一一会儿魔族杀了个回马枪回来，而他和洛寒却不在赵家，赵父岂不是很被动？留一瓶药在这里，就算来人冒险赌一把也好过引镜带路。洛涵和林青霄没有多少时间，说完就立即转身，快步走入漫无边际的暴雨中。外面下着大雨，四周黑的出奇。 也静得出奇。洛寒和林青霄站在路口，看到此时的景象，洛寒不得不做出最坏的打算。村里所有人都被迷晕了吗？洛寒虽然立在雨中，可是大雨落到他身边时，自动向两边分开。洛寒身上一点都没有湿。林青霄为他挡去雨水，说：“这种迷雾诡异，你小心。”洛寒点点头，他闭上眼。 让自己融入天地暴雨中，突然调动神力，他的神力非常微弱，还处在时灵时不灵的程度。好在此刻他没有掉链子。洛寒眼中的世界骤然失色，一个庞大的地图显示在他脑海中。在这个维度里，一切外在都化为虚无，仅剩下最真实的能量。洛寒很快就找到魔族。 在一片五颜六色的灵光中，想找到几个散发着黑色光芒的魔族，再轻易不过。此刻活动的魔族还有八个，算上躺在地上的四个，此次一共来了十二个魔族。洛寒看到魔族的位置，然而糟糕的是，村民已经被迷晕了。情况比洛寒预料的还要坏。现在虽然是深夜，可是村子久经战乱。 村民不应该睡得如此死沉，显然他们被人下了药。洛寒说：“来了十二个魔族，现在还活着八个。你要散布范围比我们想象的大，大部分村民已经失去反应。不对，首领这里还没有。”首领精通医理，和魔族对战经验也多，他没有被迷倒，简直是意外之喜。林清霄问：“首领那里状况如何？”她的丈夫儿子在前面拦住魔族。 首领趁机在后面解救昏迷的左邻右舍，又有两个魔族赶过去了。他们三个人要对抗四个魔族，还要保护没有反抗能力的村民，恐怕撑不了多久。好，首领你家既然没被迷倒，短时间内应当不会有事。我们先去解决剩下的四个魔族。好，两个魔族无声落在窗边，他们悄悄将窗户推开一条缝，见里面已经没有动静，对视一眼，示意动手。 他们正在拔刀，院门突然被推开，两个魔族被吓了一跳。不可能啊！他们在院子里下了迷迭雾，今日又有大雨，现在村子里怎么会有清醒的人呢？洛寒和林清霄两人破门而入，他们和魔族对视，两方谁都没有废话，立刻兵戎相见。夜雨瓢泼，魔族穿着夜行衣，本来就易于隐藏，他们还学有藏匿秘法。 一眨眼的功夫，两个魔族似乎就不见了。林青霄不慌不忙，只侧脸对洛寒说了一句：“小心。”洛寒点头。这些魔族的藏匿身法非常出众，可是对于洛寒来说，形同虚设。只要他们身上还有能量，在洛寒眼里便明晃晃地发着光，无论藏在哪里都无所遁形。林青霄拔剑，他动作极快。 剑尖都在雨幕中划出一条水线，那条水线疏忽变成了冰，如断线的珠子般落到地上，在水洼中溅起点点浪花。剑气穿过雨幕和夜色，精准地飞向两个魔族的藏身之所。魔族被迫从藏身之地跳出来，他们现身的一刹那，林清霄就如惊鸿般朝他们逼近。 一旦被拉入战局，两个魔族再想脱身就难了。林清霄穿着白衣，而魔族都穿着夜行衣。黑压压的雨幕中，只能看到一个白色的人影翻飞。每次剑气扫过，周围屋檐、柱子、地面上都会结上一层冰晶。他们这里的动静吸引来其他人。另外两个魔族看到前面的战局，无声比划了个手势。 随后，两人悄无声息的逼近战场，躲藏在暗处，悄悄放出迷蝶雾。虽然不知道这个仙族为什么没有中迷蝶雾，但是现在雨势这么大，一次不成，再下一次就好了。这个使剑的仙族不知道什么来路，看起来十分难缠。既然打不过，那就没必要正面打，用药放倒就好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